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一十八集。洛涵躺在床上，看着窗纱上的光，内心一阵无语。说好了叫我起床呢，林清宵就是这样叫的。说好两个人一起修炼。 结果林清霄又背着他用功，洛寒翻了个身，外面听到动静，门扉上响起不紧不慢的敲门声。醒了。嗯。洛寒应了一声，不好意思再赖床，赶快起身。他拉开门出去，林清霄已经站在外面，看他头发上的水雾，不知道已经在晨风中修炼了多久。洛寒抓了抓头发，十分怨念。 你不是说好叫我醒来吗？我叫了，但你没醒。林青霄说着伸手，鹿晗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，被林青霄拦住，别动。他的手中出现一把梳子，顺着他的头发缓慢滑下，杂乱的发尾顿时变得整整齐齐。即使在做这种事儿，林青霄的眼神也认真的仿佛在研究阵法一般。 洛寒被这样的视线看得不自在，往旁边躲了躲，伸手去接他手里的发梳。我来吧，别动。林青霄按在他肩膀，将头发重新梳理整齐，又乱了。林青霄目光认真，直到洛寒的头发没有一根是歪歪扭扭的，他才终于满意收手。这就好了，他这种毛病实在是没救了。 洛寒放弃和林青霄讲道理，说：“我昨天睡得有点死，你为什么不多叫我几次？实在不行推醒也行啊。”没必要。林青霄说：“过犹不及，没必要彻夜修炼。”洛寒不服：“可是明明你就是如此。”我不一样。林青霄语气淡淡的：“你不能以我做标准，你还小。” 小孩子晚上好好睡觉才能长高，这话洛寒就更不爱听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矮？没有。林清霄稳住莫名情绪激动的洛寒，问：“外面空气正好，你要不要去外面走走？”洛寒的话戛然而止，都险些把自己噎住。林清霄这是主动邀约？天哪，这还是林清霄吗？ 林青霄见洛寒久久不答，神情略有些不自在。你不愿意，那就……嗯，没有没有。洛寒赶紧说：“我愿意，走吧。”洛寒和林青霄一同出门散步。屋子里没什么东西，他们连锁门都不闭。昨夜刚下过雨，空气中还带着湿润的水汽。清晨的风缓缓吹来，沁人心脾。 洛寒和林清霄绕着村落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洛寒有种感慨：“哎，没想到我竟然提前过上养老生活，还是和你一起。早上出门散步，晚上天一黑就睡觉，未免太养生了。”洛寒无心之言，听在林清霄耳中，却冒出些其他意味儿。和他一起过养老生活，那就是说，即便他们老了。 还是会在一起。林青霄眼中冒出些星星点点的笑意，说：“小小年纪，怎么一口一个养老？不许说这些丧气话。”洛寒和林青霄散步途中遇到好几波出门的人，有人出去巡逻，有人出去耕地。村民们见了他们，都惊奇的上来和他们打招呼：“你们怎么出来了？在我们部落住的还习惯吗？” 听首领说，哥哥受了伤，伤势好些了吗？洛寒一一回复，一切都好，多亏了首领和各位照应，他的伤好多了，多谢关心。洛寒客气的和众人说话，他正忙着，背后传来声音，似乎有人在喊林姑娘。洛寒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林姑娘是在叫他。洛寒惊讶的回头，你们在喊我？对啊。 几个年轻人相互推搡着走到洛寒身前，问：“林姑娘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敢问姑娘芳名？”问名字。林青霄皱眉，看到这几个少年，他们常年生活在山村，皮肤都是小麦色，身形也十分结实。被众人推在中间的那个少年尤其精壮，他和精致肯定是不搭边儿的。 但是浓眉大眼，一脸正气，虎虎生威，看到倒也不错。然而在林清霄眼中，这些少年吊儿郎当，不修边幅，看着就不靠谱。尤其是站在中间的那个最为不靠谱。他们专门凑上来和洛寒说话，心里打什么主意，其实一点都不难猜。林清霄无声的看向洛寒，想知道他的反应。 洛寒看起来被那句林姑娘震得不轻，他只是出了趟门，怎么就和林青霄一样姓林了？正好此时首领出门，沉着脸喝道：“五郎，该巡山了，还不快去！”被称为五郎的少年摆了个鬼脸，遗憾地走开了。他走出老远，都不忘回头和洛寒说：“哎，你先别走啊，等我巡山回来再来问你。”你还没完。 首领怒了，作势要向他们追来。那几个少年怪叫着跑远了，把人赶走后，首领走到洛寒身边，对洛寒说道：“你别理他们，他们就像群猴儿一样，成天没个正形，胡乱说话。你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”洛寒只能尴尬地笑笑。这种事情，洛寒也不知道该怎么回。他昨日才放下面纱，今日就引来许多围观。 他虽然没什么经验，但是对方少年表现的那么明显，他想不明白也难呢。首领在院子里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些少年朝洛寒跑去。这群猴崽子是首领看着长大的，他们脑子里想什么，首领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知道。首领赶紧出来把人赶走。他说完后，悄悄看向对面两人。洛寒看起来有些难为情。 而林清霄虽然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是看身边的灵气，明显很不高兴。首领心里如明镜一般，他没有再继续刚才的话题，轻飘飘带过：“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打算找你们呢。你们刚来，部落里很多人还没有见过你们，正好今日闲暇，我带你去认认路。”首领一片好意，洛寒连忙道谢。 首领带着他们在小路上走，一边走一边指点周围的人家。里面的人隔着篱笆看到首领，都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。首领说：“你们前两天没出门，许多人只知道部落里来了一对神仙一样的兄妹，却还没见过真人。今日我带着你们出来，他们一饱眼福，也该安心了。”洛寒说：“不敢当。” 这些日子多亏首领照应，我们感激不尽。首领这些话实在是折煞我们了，这是实话，你们听着便是。首领说：“那几个猴子从小野大的，说话没大没小，你不要和他们计较。若是他们再敢问你名字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们。”首领对那些少年贬损，洛寒却不能真的应下，他委婉说：“首领言重了。” 五郎等人赤子之心、热血丹心，小小年纪就已经能担任起守家卫国的重任，我十分钦佩，哪会计较这些？首领松了口气，你不在意就好，他们也没有恶意，就是好奇。你们二人姓林，这个姓氏在这一带少见，他们听到了，难免想一探究竟。洛寒忍不住缓慢重复：“姓林，对呀。” 首领回头望向洛寒和林清霄二人：“你们不是兄妹吗？”啊，差点又忘了兄妹这个设定。洛寒只能咽下口中的话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没错。”林清霄本来静静跟在一边，他听到这里，突然生出种难以言喻的感觉。姓林，如果他记得没错，氏族时代。 在一些古老婚俗中，女子嫁人后会冠以夫姓。如今天启记已经很少见了，但是在某些保守的地区，这项风俗还存在着。而同时，首领还在不断夸赞洛寒的名字：“林洛寒、林清霄这两个名字不错，一听就是一家人。”那种即视感更强烈了。林清霄明明知道首领口中的一家人是指兄妹。 但是他们两人实际上并不是兄妹，这样听来，这句话就极有另一种意味。洛寒哭笑不得，他说自己和林清霄是兄妹，告知名字的时候又自称洛寒，自然而然的首领就以为他叫林洛寒。不过别说，林洛寒、林清霄听起来还真有那么点意思。这两个名字第二个字都是水。 寒是日出，萧是夜晚，还真有些兄妹的感觉。洛寒对这个乌龙十分无语，他看向林清萧，本来想寻找同盟，结果发现林清萧的眼神若有所思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洛寒好奇，轻轻拉了下他的袖子：“你想什么呢？”洛寒的动作并不重，但是林清萧却仿佛被惊到了。 他迅速回神，飞快地瞥了洛寒一眼，侧过脸低咳：“没什么。”洛寒不信，林青霄素来喜欢强撑，他说没什么，就一定有什么。洛寒脸色变得严肃，口气也郑重了：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势发作了不是。”林青霄连忙解释：“我没事，方才只是出神而已。”“你还逞强！”洛寒怒道。 你是个会走神的人吗？想什么事情能让你疏忽外界的动静？你到底哪里不舒服？不要自己撑着。林清霄算是感受到百口莫辩的感觉，他真的没有，奈何洛寒怎么都不肯信。他们这里的动作很快惊动了首领，首领一听林清霄伤势复发，慌忙送他们回去，还要给林清霄把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